第二课，一，妈，马，马，马，拿，拿，哪，那，发，胡，洒，素，二，马，妈妈，母。 慢，呼，呼，慢，起，好，你，那，拿，哪？三，一，妈妈，起，马，马，慢。 妈妈，二母哈啥夫护法拿奴你生母施了 l 坡的特四书数数数八八把把他他查他哒哒打打。 拉拉拉拉，晒晒晒晒，搂搂搂搂，拜摆摆摆，拍拍拍 嗨，妈，八猫书沙哒他白白毛胡拿十福。 虎，塔，你好，手，某，手，大，踏，迈，步，步，户，树，书，树。 猫毛飞，飞白黑他、塔搭大课文，白塔白石搭白塔，白塔。 白石搭，搭好白石塔，石塔白又大。生词：白石搭又塔大好。